锵锵三人行，哎，我觉得这个台湾呐，真是一个这个处处有歌声的地方啊！这，你这哪哪儿都在唱歌，怪不得他那儿出歌星呢。我问我一个台湾朋友啊，我说现在大陆这个富二代啊，就是这个富豪的这个年龄啊，呃，越来越年轻。嗯，我说现在台湾年轻人这个创业的情况怎么样啊？他说都在唱歌，他说说这个他都是表率啊。 说这一辈儿的这一代的台湾年轻人，就周杰伦、蔡依林呐，嗯，周杰伦、蔡依林呐，所以呢，他就大家都去唱歌，他都去唱歌也好啊，就娱乐生活嘛，处处呃都在这个唱歌或者跳舞，然后比如说现在大学里面。 看到最多的这种学校的学生活动就是集体在那唱歌跳舞，哎，街舞啊或什么，对不对？是是是，对。哎，现在他这年轻人都在唱歌，我还以为只有中国唱歌唱的特别红。哎呦，台湾那种唱歌啊，是本有这个这个怎么说呢？本有渊源。它本身啊，这个乡间呐，呃，包括这个这个原住民呐，就是能歌善舞，而且它这种文化，南洋地区我认为都有这种文化。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村村有有有歌台呀，有什么就是呃什么演戏啊，这个都他就是有这么一种文化，而且更加上他就说现在这个歌星的这种嗯示范作用，所以年轻人都唱歌。因此我看这个电视新闻，你知道我听到一个事儿，现在这几天在台湾，我就发现他们在酒吧演出啊，人人都在拿这个事情打趣，但我们外来人我们不懂，他们打趣他们就笑。 笑什么呢？说最近火了一个叫刘子谦的，嗯，这个刘子谦呢，据说是刘没有据说是 <laughs> 就是刘家昌的儿子。 <laughs> 那么我是听台湾人讲，因为在咱这个完全不了解本乡本土的情况，所以如果讲错了，这个家昌老兄说吧？这这个这个这个不不为自己原来负责任的我啊，我就他他们他们说他们说说为什么这么大家都在拿这个当话题呢？说是刘家昌要让他的儿子成。 歌星啊，然后拿出很大一笔钱啊，所以就会造成什么呢？处处都听见他儿子啊唱这个歌，啊。但是这个歌呢，就好像叫念你， <laughs> 你知道吧？现在在台湾是神曲， <laughs> 就是因为你不想听都没办法，到处都在都在放打歌啊，什么媒体都在放，然后呢，放的就是很多人觉得就是不堪忍受， <laughs> 你知道吧？可是呢，这他说？这怎么能当歌星呢？这怎么能够赚钱呢？后来就有人说啊，这火了呀！ 这不就出名了吗？哦，先砸钱。呃，哪怕就说人人都在说这个没法忍受了，但是确实他有名了，有名了呢，广告商就跟上，开始做广告，就是从这个篮子里把钱对收回来。现在做音乐都是这样，现在整个华人世界流行歌曲啊，以前我们是尽量帮这个歌星做宣传，让他的歌好卖。嗯。现在是反过来，要让他的歌红，然后他这个人好卖。 对，所以呢，就是我就咱们完全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啊，就听他们本地人这么说。但是他们本地人都做各种各样的那个小视频呐，就调侃这个是台湾现在的神曲，就是就是叫《念念你》，说据说台湾这是人人都耳朵都听出茧子来，这首歌的播播放率啊，你看看这段视频。 <laughs> 我的字典里没有放弃。 听了都打飞机了， <laughs> 这个这个，但是无独有偶，你知道吧？我在台湾看见一个大陆的新闻，说大陆现在也像也有一个怪歌，不知道说一个广告商做的广告，结果放啊，对这个这个市民呐，就形成那种就是不也是不堪忍受，最后被有关部门这个叫停了。哎，我回来呢，还真是那视频能找到这个这个，咱不说他那广告，你听听他这个歌声，说最近在大陆也挺好玩一事儿。 生代表我带你去远方。这。 闲着特危险。 <laughs> 这是原来那个广告吗？ <laughs> 我跟你说，我觉得这个恶搞的。我觉得是真的，真的，它就是个广告创意，你知道吗？它就是个广告创意，就是嘴闲着特危险。对，他大概这个要吃点什么东西了。你要不你让他放歌？但是我觉得这女的，我想起啊，她多半是那个左小诅咒的师妹。 <laughs> 对对对，走掉了。对对对啊！但是。 像现在这些，我觉得有意思啊！像这个歌，大家听的不堪忍受，有关部门能够阻止吗？投诉啊，投诉啊！这香港也有投诉，你知道，就是它这个播放率啊，一个一个广告它可以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，包括你那个电梯间的那种那个电视，而且呢，你像有的它是一放六遍，对， <laughs> 没错，连着放，连那个东西东西啊。中国现在这个这个强迫的这个资讯啊，太全世界第一。 我我去过有理发的地方，他每一个椅子前面都有一个电视机，对，嗯。那你想这多么互相干扰？你个旁边都在放不同的节目，你吵都吵死了。嗯。然后这种这 SPA 的地方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出租车，你上去不看都很难，他盯着你，我要摁掉那个没声音的哈，过一会儿他又跳出来了。 这是强迫接受啊！其实香港也是，我觉得现在这种广告无孔不入。我记得很多年前，比如说我在香港坐公交，坐什么样很安静，我觉得坐上了挺舒服。嗯。但现在是从头到尾，地铁、火车、公交拼命的放那个小电视，对不对？你比如说你们搭搭这个港铁的，也看到吗？很厉害。对。就以前的话，你觉得进车里面的是很安静、很舒适的嘛？可以看看书或什么的。现在闹成这样，只要只要没有节制。 商业的力量是无处不在。你再举一个例子了，每个地方都有电话问。 这个我我我搞不清楚凤凰卫视在哪里，我要问凤凰卫视的电话，啊对不对？你现在在香港，你一打了那个公问电话的时候，他叭前面一段给你来一段，也先来一段这个广告。这种啊，我觉得政府虽然大部分是小政府，我觉得这种事情要管管。否则这个商家力量太大了，但这个现在很困难，你知道吗？这种，因为为因为现在广告这个东西啊，越来越重要。嗯，它重要在什么地方呢？就现在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啊，嗯它现在越来越养。 卖广告，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音乐，对不对？像这个刘家昌儿子，嗯，如果他是二十年前的一个歌星，他是出来卖广告，宣传大家来买我的唱片。现在是反过来，他要大家听着他的歌，认住他这个人跟他的歌声，去看他的广告。因为现在只有广告能赚钱，唱歌不赚钱，做电视节目也是更是要靠广告，没错。报纸、杂志都越来越依赖广告，因为现在尤其网站出来，你想看。 网站，你说 Google 这个靠什么赚钱？也是靠广告。所以广告这个饼，这个市场是越来越大，而且是所有人都要往里想说了嘛，这么多年都白做了。没做广告，这这真是，我就跟你说，我是这个时代最声明的、最生动的一个例证，反面教材。就是你这个观念转变，如果要是慢的话呀，那你真叫错过了一茬又一茬。你说你你就完怎么了？就是你知道吗？这个这个就是说转变观念要。 快，嗯，要不然呢？错过了那一 <laughs> 那那那那一波啊！你你当年，你比如这这这，我跟差着时代差着多远？呃，我当年还觉得拍广告是丢人的事情了哦，所以一直都在拒。人家叫你做电眼镜广告，眼镜广告都在拒绝，觉得呢自己的脸呢，觉得自己的脸呢，如果是放在上，呃，在电视上出来，好像这个人做广告了，会觉得见到自己的朋友啊。 是会脸红嘛？这个丢丢人的事情。闻道有一次来问我说，有一个啤酒要我们做广告，他拉我一起。我一听，五六七八个人能分到多少钱吗？还是日本啤酒？不做了。 <laughs> 后来我们都不做了。 <laughs> 帮小日本？怎么能帮小日本？对，咱们存的是气节。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，气节三人行。这不和广告呢吗？ 所以我就跟你讲，我这个我有个好朋友叫叫小帽啊，这个黄黄小帽啊，这个他就对我有一个形容啊，我觉得说的非常准确。他说：“涛，你这个人呐，总是慢半拍，特别是这样，我这一辈子任何事情啊，慢半拍。你包括你看咱们这个《锵锵三人行》这个节目哈，他呢。 也不是慢太多，他每个星期录像录两天，两次，所以我们跟那个每天直播的那个新闻呢，我们会慢一两天，或者慢一个礼拜，但也不会慢太多。所以件件事儿都慢半拍。可是今天这个时代，半拍钱就没了，你知道？而且评价标准呢，呃，风云一样变色。今天我在看报纸，我突然发现，斯是何事啊？就是。 今天的，比如说这做这个所有这个这个这个这个面对公众的人吧，是吧？我说你有广告是你成功的标志，是个正面的。看情况也看不，这这我跟你说这个。第一，没看什么广告；第二，看钱什么样的情况。呃，不是，就现在一般来说，你比如说混明星的，对吧？当然咱还不是明星了，没有人找你拍广告，你没有广告啊，你这个人成绩不行的。 整个社会评价呀，你怎么可能没有没有广告？你算什么明星啊？ <laughs> 没有广告算什么偶像啊？没有广告就是你根本事业不成功。在台湾也是一样，这这在香港也是一样。就是说你做，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循环，就是说你做的好啊，那么自然不就有人找你拍广告吗？不过也有例外的，有时候啊，尤其是做新闻行业啊，新闻主播、对新闻主持人或者评论员这个行当里面，理论上。 是不应该做广告的，嗯，就当然我们今天中国情况不一样，我们很多主播、主持人都是做广告，嗯，但是你你比如说像香港，香港的电视台或者香港，我我过去做电台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些做新闻评论的人，我们就尽量给他多点薪水，就是别的主持人、娱乐节目主持人可以做广告，你不能、你不该做广告，因为那会影响公信力。 其实你再看美国的情况，也是像些大牌的那些的新闻性节目的主持人都不做广告，他只做公益广告。还有还有电影演员吧，也分的。对。比如白兰度，他绝对不做广告，对不对？真正大牌的，这个为什么我们现在无广不红？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对，那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另外一个现象，我们为什么说无官不贪？就是因为官不像官了。 因为就很多教授，因为你没有给他一定的高的地位的收入啊。他他上次我听那红十字会他们说，他们香港红十字会的负责人，他年薪一两百万呢。嗯，所以他他他这个工作就是这么高，他不需要在别的地方。嗯，要是一个社会所有的演员的收入都很低，所有的教授收入都很低，官员的正常收入很低，那就出现一个情况了，那我非得靠那个侧面那个东西。没错，尤其像就像我刚才讲的嘛，你比如说以前歌星。 他唱歌能赚钱？对，但现在唱歌不能赚钱了。对，所以那就只能靠广告嘛。所以你靠广告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？就你要出名啊。嗯。呃，出名还不是？你看啊，呃，知名人士有一百，嗯，可是其中呢，只有十个人呢是叫火。火跟出名不一样，对吧？火就是你这个时候必须当红啊。 你比如在台湾的概念，他就是甭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呢，最近大家都在说你，夸夸夸这个这个行销就会找你啊，很自然你跟我的产品销售就联系起来了，所以光有名还没用，你还得兴风作浪，你明白吗？你在这段时间为什么要报这个新闻，报那个？就我要保持大陆的叫法叫炒作啊，就叫炒作或者是什么吧。 就是，但是还是有选择的吧。我又回到一个比较老土的这个这个想法，观众并不是说你，你看有些人也没做广告，那芙蓉姐姐也没做广告啊，郭美美也没做广告啊，对不对？达芬奇那个老板也没做广告啊。 那广告还是一些形象，大家认为比较正面的。当然，你要有助于这个产品推销啊。你这个上去扮演一个好男人，你一大堆的小三儿的绯闻，你这个人家广告还给你撤呢。刘翔那一跑一不跑，广告合同就出了问题了。有关系，你看哈，还还是跟大众大众，他得揣摩大众想看什么。当然，你你你说的对。呃，你知道中国啊，拍广告拍的最多的。 是什么人？就是最有市场的。嗯。是什么呢？基本上演贤妻良母形象的。嗯。演这个家庭主妇、嫂嫂子或者什么这种形象，演演的好的话，哎，因为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是面对家居。没错。但是相比之下，你看歌星拍广告的跟演员相比啊，不算太多。对。歌星，因为歌星的形象，他可能会觉得头发竖着而染那么多头发，他的产品的这个适用范围啊。 就这么广阔，所以你看到它这是一个专门的一个一个市场，嗯，而且你比如说，所以我就说，今今天的人，哎，你你你，我我一开始就觉得这个玩意儿是是丢人的，是丢人的。可是到后来，你架不住，呃，一看人家现在不都这样吗？没人觉得丢人，观众也不觉得丢人，嗯，观众也觉得你拍广告，谁你你太拿自个儿当回事儿了吧？那怎么样呢？现在你怎么不拍呢？ 没市场了， <laughs> 这人就是这样，想拍的时候没人找你拍了。当你你这一步，轻舟已过万重山了。没错，你知道吗？别急，别急，我们刚才还在讲日本女足呢。他就是制定一套战略，再怎么输，自己的阵型不变。二十年都这么。你他整个队形，他不会那么快的一点事情就调整自己的，你别调整。 坚持自己的方向，用日本女足的精神是吗？好好走下去。那谁会吸，那那会吸，那那就会出现， <laughs> 那就会你刚才说这个叫叫叫叫什么来着？轻舟已过万重山，那就会出现另一个情况啊，就是过尽千帆皆不是哈。对，斜晖脉脉水悠悠啊。你知道有些对自己这个律己极严的人呢，就是这样啊，他不拍广告。 到后来呢，心里有点软，也是受钱的诱惑，哎，开始说了，价格就是我的人格， <laughs> 然后呢，就是我吊起来卖，我我吊一个，哥们周润发的价格，反正你愿意，你愿意请我，我我就算卖了，也值。这这这真真有这种事儿。对，然后有有有的呢，就是挑挑挑挑挑，对，挑就是过尽千帆皆不是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到最后呢， <laughs> 只剩下水悠悠。对你想想看，我将我以前有曾经有有一个朋友啊，那么。 呃，也是个很有名的一个文化人或什么，人家找他拍广告，然后他呢，也就是很随便，就是你给我多少钱我就干什么都可以，什么内容都能做，然后拍了一大堆，大概不入就比较入俗眼的那种广告，不太好那个那个档次。结果后来呢，有一个人托我去找他，看谈一谈一个广告，那个是什么呢？就是德国那个名笔啊 m o n b l a n 万宝龙。结果后来是人家那个。 万宝龙就嫌这个人的广告之前广告档次都太低了，就配不上了，所以有时候也的确这样。你今天你架着扛着，什么广告都不要，对不对？ 这这，我们内地很多服装品牌、来眼镜品牌，你都不管。嗯，到了最后，说不定十年之后，就阿玛尼啊、塞纳他们来找你。我最近觉得，我我最近觉得，我是不是要提出申请？凤凰卫视是不是应该给没拍广告的主持人适当的补偿呢？ <laughs> 他呛呛就接点广告，所以没广告我们都活不了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所以你看，我很理解广告商为什么不找我，因为我站在他们的角度想一想，我也觉得，对吧？我这个人呐，我这个人的这种形象啊，商业性不强，你发现没有？不会啊，他不是什么正经人，你知道吗？他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，你得，你得叫叫现在卖广告的人都很正经吗？至少要庄丫婷，有个名字叫庄丫婷，你知道什么意思？ <laughs> 不是，就不是，就是说呀。 你至少得显得你你表表演出来的形象啊，是一个健康的呃，怎么说呢？你不健康吗？呃，对啊，我你这把我们也 <laughs> 你烟都戒了，这不健康吗？好像身心都不太健康。不不呃，传统固守固了的，找我们固守固固固守传统道德的，对吧？呃，而且看起来就是嗯，没有这个人没有叛逆的。 哎，这种可能啊，商业性，所以我早就跟你讲啊，商业社会啊，它是会这个影响道德的，因为呢，大多数人的能接受的人物啊。 说实在的，都是都是那一路主流人物、大俗套的人物。你这种人物呢，会获得最大的市场营销范围。所以你看，他们是这样勾结的。但你记住，但你记住，那些人物也不是本来就那样的，也是他们塑造出来的，都是塑造嘛。对，有很多也就是他们说，你要知道他背后的运作的话，你得体谅他们。你到现在那些读商科的人，有很多人的专业就是做这些事情。他他们要做的事情，他拿到了几百万，做什么事情啊？就是说，比方说开一个笔店。 这个笔店要开在这个城市的什么地方？ 他请什么人来打一副什么样的广告？就这么一个方案，就就给你几百万，让你去做研究啊！那不是说嘴里说说的，他要做一大堆的数据。这个地方住的什么样的人？他那边的人口素质是怎么样？他的房子的平均价钱怎么样？文化程度怎么样？他们看电视的时间规律是怎么样？他们的生活习惯，他们会不会买这样的笔？他们会不会去修？等等等等等，一大堆的数字。你知道，做商科，你哈佛耶，我很大人就在做这个事情。 研究出来的报告，那些大集团、大商家在根据那些东西再来投各种各样的商业东西，我们的老百姓就是完全被操控的。你就只等着在那里，你就只等着在那里发吧。你以为像刚才那样恶搞一点东西散发一下噻？其实逃不出他们的手心的。对对，我跟你说，这是广告啊，广告就是在灌输一种生活方式、意识形态，意意就是一种意识形态，告诉你这样生活是好的。 哎，因为你喜欢的明星，他也这样生活，所以呢，你也这样生活，就是一大俗。我跟你说，最可笑的是我们现在的整个政治啊，很多方面也在配合他。比方说，我们最近拼命打的一些名牌，都是意大利的名牌。这意大利领事馆人要感谢啊，没错，开心死了。你这你包括现在在查达芬奇的家具，就是说你是不是意大利的东西？他一个前提就好像意大利东西就必然好，所以文道，你看这资本主义真的是有阴谋的。 资本主义搞下去啊，就是越来越趋同，越来越趋同，是不是啊？趋同什么意思？就是大家伙这个都一样都一样活着，都一样的生活方式。但他同，但他同时抽出很大的资金来鼓励创新。你苹果不是这样？苹果是一个趋同，不一定，但是它是一个创新。因为而且还有一点，就是商品啊，它总是希望自己要跟别人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他希望他消费者本身就不想，因为消费者不想趋同啊。 对不对？所以它每一种品牌，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。